วันนี้เดี๋ยวอาตมาจะไม่ได้แสดงธรรมนะ今天我就没有开示แต่มาตั้งใจไว้ เดี๋ยวละว่า อาจจะมีสักวันหนึ่งเดี๋ยวจะให้เพื่อน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มาเล่า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สักหน่อยอ๋อ原来是想的让呃 我们同修，我们同修啊，来分享一下。那ว่าจะเชิญวงเสียงม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สักหน่อย就请黄翔来分享ก็เล่าเรื่องที่ได้ฝึกเนาะฝึกปฏิบัติแบบ 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ด้วยฝึกกับทางสายหลวงพ่อประโมทด้วยเนาะพัฒน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เนาะ就是在我们啊洞中禅或者那个跟หลวงพ่อพโ啊用功，然后对自己有怎就是怎么样有什么进步เล่าเฉยๆ ไม่ได้ว่าเราสอนอะไรแล้วก็เล่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ในสิ่งที่เราปฏิบัติสิ่งที่เรา 只是分享而已，没有去要教什么，就啊，那个你得到了什么，分享一下。嗯，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อย่างไรแบบนี้เนาะ有什么改变？嗯，อ่าชิงชิงไรมาทางนี้ อืก็ก็คือก็เห็นพัฒนาการนะเห็นพัฒนาการอยู่ แต่ก็ยังคงต้องพัฒนาไปอีก 也还同款，有哎呀。就是看到啊有进步啊，但是还要继续，还有很多要还要进步。嗯，嗯，嗯。嗯。嗯。你是嗯。嗯。嗯。嗯。还是说完再？ 不用翻了，不用翻。哦，太好。了。嗯，对，各位同呃尊者，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嗯，去年三月份开始，第一次接触佛法，第一次接触洞中禅，也是在这个道场。 嗯，一年多来修行的体验的话，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的，呃，呃，怎么讲，就是跌宕起伏吧，就真的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非常丰富，也非常的呃立体，非常精彩。嗯，但是我个人会觉得是说，整个过程中，呃，能看到。 能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以前不太知道的，以前以为自己知道的，在现在能够，就是这一年多修行以来，能看到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知道自己的心。我自己平常的工作是一个呃心理咨询师，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针对嗯心在做工作，嗯，只是更多的。 呃，以前会以为自己真的已经很了解自己，很了解心是怎么去运作的，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呃，在自己观察自己、自我观察、自我呃自我疗愈和对于别人观察、别人观察、疗愈他人的方面也都有很多年的经验，就真的以为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到了这里之后，去年三月份到了这里之后，呃，第一次呃。 做中禅，做手部动作，第一次进行，第一次去听，嗯，尊者开示的佛法的内容，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是这个样子，不是我想的那样子，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真实的，真实的，呃，现状和以为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嗯，其实不是很想用功的， <laughs> 因为，因为我的生活是很。 很开心的，其实是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满足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呃，这里用功禅修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问阿动物的问题是说，既然修行佛法是为了离苦，那我没有苦的人，我为什么要修行佛法？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看不到自己有苦，因为觉得生活中一切都很自然，一切都很，呃，舒舒服服的，要。 嗯，要钱也有，然后朋友也很好，呃，感情也很好，父母也很好，身体也很好，想干嘛都能干嘛，真的不觉得有苦，嗯，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问题真的好傻， <laughs> 呃，但是慢慢的这一年多来呢，其实，嗯，呃，哦，对，先说我为什么会要，后来又修行，嗯，其实之所以会来继续修行。 是因为，嗯，阿坚关鹏的过世，阿坚关鹏去年五月份离开我们，然后在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感觉到苦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嗯，控制、去改变、去避免，因为当你心爱的人、当你舍不得的人真正离开你的时候，那种苦是。 是真真正正发生在你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那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嗯，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第一次感受到了老病死的苦是是多么的，嗯，多么的，嗯，真实。也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开始修行，然后其实不太用功了，其实不是那种特别用功的一个人，因为。 说是因为，毕竟生活中真的大家，就生活中烦恼习气比较多吧，就属于那种不太用、不太、不太愿意去、去、去、去、去、去、去努力啊，去认真啊，去去很精进的那一种。嗯，我记得去年，去年我参加了，就来灯塔了三次，参加了三次团期，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 嗯，第一次能感受到什么叫做觉性，就虽然虽然三月份、五月份来的那两次，每天都用功做手部动作或者进行，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去知道什么叫觉性。然后在九月份，当我第一次能感受到哦，原来觉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嗯，那一刻最明显的感觉就是。 轻松了很多，其实是轻松了很多，就是这个觉知是，就是真正的那个觉知是非常非常非常轻松的，就很自然的那么一个状态。以前的，就是我在那一刻之前的那些觉知是有点造作的，或者说是是感觉很很很很有压力的，嗯嗯，然后我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知道，可就知道要修行，就知道可以怎么修行，就开始愿意去用功，然后开始去真的去尝试，去，嗯，有意就是有意识的去用功，去尝试每天去做手部动作，去进行，嗯，当然，在这里是会比较。 容易去做到这件事情，在在家里，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工作也好，嗯，生活上的事情也好，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嗯，我今年很有幸在泰国待，有，呃，就是在泰国呢，之前二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在斯卡多那边待了两个月用工，然后这一次也非常的有幸在这边，嗯，跟师傅们一起度过三个月的圆居，到这个月。 要到呃现在十月，啊，到这个月正好第三个月。嗯，我会觉得这这两次很集中的用功，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体验。呃，在用功的过程中是非常清呃在，在这两次集中用功，特别是这三这一次三个月以来，呃，非常清楚能看到，呃，心不再执着于。 好，执着于坏，执着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再执着于那些二元性的东西。嗯，越来越多的能够很轻松的去放下去，看到去，嗯，去体验这个当下是什么感觉。嗯，只是，如果真的只是能在这个当下，其实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嗯，我会感嗯，在我的修行体验中，我会有一个感觉是说，嗯 s p y s p y 就是放松自在、轻松的去觉知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呃，我们很轻松，但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哦，我突然有点不太知道那个词要怎么讲。 呃，就要有一段时有有一段的那种量，就是那种时间上的时间。我说的量是指时间上的累积，就是呃，我很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呢，我可能走差不多十五分钟，呃，手部动作做十五分钟，完了走差不多走半个小时，我觉得嗯，今天嗯就是就差不多这样子可以了。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很好了。但是在这里，因为你每天。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做，那就用功的时间，而且，嗯，是否也有规定每天要固定用功的时间？那当你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上，甚至于说，有的时候像产在产期里有有可能超过六个小时的时间的时候，在那个用功的体验中，其实我会发现，嗯，很多东西是自然的生灭，自然的发生变化，好和坏。 是可以在同一天你都能看得到的，在当你同时都能看得到我有好的境界，我可能好的境界的时候，觉得什么都能就是一一念一念，一个刹那一个刹那都能很分明的觉知。然后呢，你也有马上可能你马上就会变得哦，好像我不会觉知了，好像就完全很散乱，不知道该去怎么用功。这样的时刻，其实如果你。 在同就如果你比如说，嗯，长一点时间的精进全显示用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同时看到。当你真的同时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是自然的，嗯，自然的出现。有好的境界也是自然的出现，有不好的境界也是自然的出现。嗯，对用功就没有什么执着了，也就是你那个时刻，你可以真正放下你那些，呃。 就所谓放下精进的，或者想所谓放下用功，而是真正就是自然的去用功。你自然的能看到好和不好，你自然可以去体验这些，但是你又不会再再去嗯执着与抓取。我觉得这样子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在我生活中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迪，或者说嗯呃启示吧。就是我在生活中有一些时候会很着急一些事情，就是想要把它做好，因为我觉得。 的每个人可能在工作中或者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嗯在意的方面，嗯，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就是有些因为因为一着急或者说一执着的话，你就会有有那种压力，你会其实是很苦的一个状态。虽然虽然以前没有看到过那种苦，但是自就因为以前总是去着急去解决，就不太会去体验自己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那你现在现在能够看到自己的压力，也能够看到自己呃想要把事情解决好，嗯，但是因为因为有修行过程中的这种体验，你可以知道说有好有不好，其实它是一种自动这种变化。有些事情它是有一种自动的呃，有一种自己的韵律，它去去去应该怎样发生，可以去接受的话，呃，其实是不用那么的有压力。 这样，这个点是这种体验，在生活中给我带来的是非常，就是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很紧张、很有压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事情能不能解决，其实最终，呃，都有因果嘛，就是可不可以解决。而你如果说在解决的过程中很有压力的话呢，嗯，其实是自己的自己不舒服，自己难，自己受苦。这是在我生活中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另外呢，我觉得修行其实。 呃，怎么讲？就是，嗯，修行其实我看似看似，其实修行好像和世间生活是完全相。就以前啊，以前我的感觉就是，修行就是大家，比如说到寺庙里也好，或者是说在在在在一个 <laughs> 或者山洞啊，或者什么样的地方，然后。 嗯，去用功，其实好像跟跟生活没什么关系，好像生活中也用不着什么，好像我们这样做，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吗？好像以前以前真的觉得觉得莫名其妙，就觉得好像嗯，那最后就是为了最后离苦，那那其实那那到最后大家都不要生活了，是这意思吗？就是就就有这种是会有这种这这种呃想法的，但是当你越来越多的用功，真正嗯。 也就是说，你真正在在在你用功的过程中，你你有那种记住了你用功的状态的之后，在生活中，其实那个状态，你你所记忆的这个状态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自己发生的。而在那一刻，有的时候在你生活中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呃境界，你其实心里是很紧张，或者心里很苦，或者很打压的时候，呃，你会记得，你会记得。 这个动作，你会记得，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心是可以自在、可以放下的。那其实我我我会感觉是这样，嗯，在心理学上呢，你说在我工作上呢，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概念的，就叫做看到即解脱，或者说看到即疗愈。嗯，解脱是是佛法的，不好意思说错了，就是在在心理学上说看到即疗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能够。 呃，看到我们的创伤，我们其实就是疗愈的开始，就是我们可以去疗愈这个创伤。那，那，那我现在会感觉到是说，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既可以就看到这件事情本身的发生，或者你看到你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境界和状态的话，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容易，真的是。 很容易，现在的容易和我过去的那个容易，我过去生活也很容易，但是过去的容易和现在容易不同的在于，说我过去的容易，在乎于我凭借外在的环境，也就是说，比如说家庭环境比较好，比如说比较有钱，比如说身体状态比较好，比如说呃人缘比较好，很多人可以帮到我，很多人可以支持我，我想做什么我都有，有钱去做或者有时间去做。 呃，或者用用用佛法话说，可能就是福报比较高，可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种轻松其实是非常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因为我并不知道哪一天我的福报会用光，我也并不知道哪一天恶业现前的时候会怎么样。那现在我会觉得也很轻松，而这个轻松其实是非常有主动性的，是我知道我的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我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的心可以。 呃，当然不是时时刻刻，但是可以在某些片刻回到他安住在他安住他自己的位置上，他不会再跑到外面去，不会再因为外界的影响去嗯去去晃去去晃动去流浪去去被外外外境给带跑。这点是我会有很就是很深刻的体验，关于轻松和自在。 其实是以前的轻松自在是太肤浅，而现在真正从心而出来的那种轻松与自在，是真的可以，嗯，很踏实，很有安全感。呃，嗯，这是修行在我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收获。呃，但是过程中我也想说的是，其实修行的过程是很很辛苦的。 这个辛苦并不是因为修行很难，或者修行它很，很，嗯，就比如说环境很差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修行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我要我要去去去对峙，或者说去对抗的是我的习性，而这个习性简单讲说三十几年，就今生三十几年的习惯，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习惯，那那说的说的说。 毕竟我们也知道，从佛家角度讲，说我们是有生生世世的。那其实我对抗的是真的是生生世世累世下来的那些业力习性，而这个去改变、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也真的很值得，因为生生世世我们一直都在轮回，或者说我今生三十几年用了所有的习惯，用了那些嗯。 方法那些呃模式，并没有让我的生活真的有多么多么自在或多么开心，还是一切都凭借着外力。那今天用修行的方式去看到自己的心，去改变自己的心，在心上可以自在，在心上可以嗯轻松的时候，我觉得是值得的。对我来说，嗯。 我有朋友问我说：“其实你真的需要在泰国吗？用功吗？你你生活挺好的，你你为什么要修行啊？人家修行佛法不都是因为有什么嗯，要么情感关系不好，要么身体不好啊，要么想要求点什么之类的？你好像不太需要吧？但是我会觉得说，嗯，我想要这份轻松，就是那份真正。” 可以自主的轻松，那种非常真正的自由。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追求自由。嗯，当然可能一开始的话是说，嗯嗯，谈恋爱要有自由，因为跟父母，父母会不允许你谈恋爱。完后来是说你要有呃财务的自由，这样你可以到处去嘛。然后你可以在工作时间上自由。但当当慢慢的这一切一切。 所谓的自由实现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的心还是不自由。但是，在最近，从去年开始修行之后，我会发现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心自由的那种可能性。至少我比从前自由，我的心比从前自由。我不是说修行能到一个什么次第，或者说我们今生就要见法呀，或者今生我们就要离苦解脱。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嗯。 需要菠萝蜜，或者需要因缘，需要一些，可能需要需要一些结果，需要一些因，需要一些果。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片刻，如果我今天比昨天更自在，我今天比昨天更能放下，我今天比昨天更不执着的话，这就觉这就是修行对于我的一个嗯利益和收获的地方。嗯，我其实很喜欢。 嗯，龙波天呃，龙波天尊者他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其实也在苏卡多的官方网站上，他首页有有有写。他说呢，嗯，I guarantee，就是我保证，而我保证，如果你能够按，如果如果你能够持续认真的按照我所教导的方法去用功的话，最多三年，你一定可以 end of suffering，也就是一定可以离苦。 甚至有可能只是一年。那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呢？如果你用功一一到九十天，你就可以发现苦大大的减少，并且烦恼再也不会干扰到你的心。对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能体验到龙波天尊者的后半句，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真的是苦大大的减少，我的烦恼习气不会再干扰我的心。那值得去尝试，三年。 给这个给这个法门，或者说给修行三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我这三年，我安排了自己，呃，会在这边，呃，只要这边有禅期，只要这只要我我时间上是 OK 的，我都会都会过来进行用功，啊，让我能够心更加的轻松，能够真正感受到没有苦是多么实实在在的那个当下。 那个当下没有苦是多么，嗯，鲜活和真实的存在，嗯，就这些，谢谢各位，然后嗯，也谢谢尊者，拜拜， <laughs> พวกเราคนไทยก็ฟังไม่รู้เรื่องนะแต่ก็ ก็คิดว่านะคนจีนเนี่ยที่ฟังรู้เรื่องก็คง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ะคันพอสมควรนะ 刚才尊者就说，我们泰国人就听不懂了，然后就但是希望中国人听懂，就能得到一些利益，有利益。那个，就是看到他的，他有两年了，差不多。 对，那个尊者也看到你有进步。嗯，那个，那พวกเราก็เนี่ยมันก็ดูตัวเราเองนะ ถ้าเราทำต่อเนื่องทำบ่อยๆนะ 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มันก็ค่อย ๆ พัฒนานะ อืม如果我们频繁频繁的用功，常常用功呢，这个这些觉知觉性，它会进步的。 พูดแค่นี้แล้วพอละ我只只有在这里说了啊